抓到山猪嘛，然后就他要去，他要用那个刺刀刺哦，他冲过来，然后就说脚打开，嗯嗯，从这边进去，刚刚好多獠牙动脉，哦，切到动脉，那捅得太多了就死在那边啊。那一只是公的，我说怪大质量，后来第二天他的儿子去找，找了一个礼拜，找到那只猪，给报仇。 <laughs> 是啊，全部死掉嘞，我那个朋友，要好的朋友呢。 所以你你你不要这样去闪，他是进去的时候他的獠牙刚好这边。还要怎么闪？跳起来啊！我都这样啊，以前我都三住两百斤的，冲过来拍他的，它拍他的背啊，跳起来。没有，他重点养的是很有人性啊，他那个是已经没有人性啦，野生的。反正你侧身嘛，找书啊，找肉啊，这样啊。找肉哎哎！ <laughs> 哦，你们呢？ 公的才叫吧？癞蛤蟆多。可是，公三枪啊，他说公的公母的叫法不一样哦，这个我不知道。公鸡跟母鸡叫的叫声就不一样了。啊，三枪是也是哦。男生跟女生叫一样吗？ <laughs> 女生是怎么叫？ <laughs> 在有录到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哎，你现在在录在录音啊？哎呀，早讲先去化，天拿化妆品。哎哈哈。那个工的就，哈，好呵呵呵呵呵，升哎，刚才在那个，不是。莫在，应该没有没有听过他掉声吧？有吗？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时候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，有 他老后去巡护，就在山谷那边，我说奇怪，这么晚怎么有狗在叫？哦哦，啊，公熊，你们不知道怎熊叫吗？怎么叫？以吼吼！跟狗狗一样。头灯头灯头灯，它会它会拉，会拉音。母的也是这样叫，没有没有没有像不是呢。改天我看看嘛。吼吼像啊，公的这样。 没有跟狗一样，对对啊，所以他叫狗熊啊。哦，是为这样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是听的是这样我们都的听那个大，长什么的。哎，有有野生的狗。哎。哦。我们咦，是因为是狗。嗯。刚刚听到好几声，好像狗叫声。哎，有狗这边有狗。哎，这边有狗啊！山上怎么有狗？嗯。山，那时候我们。这山多啊！那时候我们在。 在哪一天，在那个旧的十六点五那边，十六 K 那边，你到到那个，你在那边，这样子嘛那地势，但是就掉下来，老老不一致。还是小，的吗？它叫个哦哦哦哦五样嘞？哦，它是看情形叫吧？哎，还是叫它的伴，还是生气就不一样喽。你不是爱看那影影片吗？你没听过吗？ 你这种小细节，你没有办法从影片看。听得到。嗯。是哦。哦。应该的，路况怎样？谁知道那个时候？也不知道那是熊。谁知道？山老山老鼠带狗。狗抱树，带老鼠。对呀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熊熊狗对呀。对呀，之前就是很多山老鼠，一直很多，是这样子。 你是第四声么。求偶的声音可能又不一样。啊，那应该很温柔。喵！哈哈哈哈哈！喵！哈哈哈哈哈！有了，喵，来一喵。哈哈哈哈哈！是猫了。 猫熊了。不是，那个猫叫的说，喵，跟那边说，喵，那个老屋，老屋，啊？老屋。对啊。哎，啊？那个猫咪叫呢？有没有它都不开灯呢。老屋，老屋。没有啊，那个有有夜光。他们那时候也没说跌倒。 老样子，那本来就喵，老喵，哈哈哈哈哈，这个猫，白鹭叫，响亮哦，直从家里出，有，我们家里，他他如果被惊吓到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家那个，哇叫，哇叫，嗯，好像是他会用喊的，嗯。 哎，是什么？水路吗？水路。是哦。他吓到啊！我是有人之后。我说什么声音？影响到我们的味道啊？他也要警告我们啊！嗯。他吓我们呢。他也是地，他说你进入我的地盘，一种你说那个兔子啊，兔子如果如果生气，它会跺跺脚，是不是？对。也是。 羊跟那个水鹿也是，它跺脚。我有录到水鹿，我在南湖大山的时候是，没有我就录到它跺脚。哦，壮壮两个都跺脚，对啊。猎人也是这样啊，一一在经过马路一听到在这跺脚，就知道水鹿在跺脚，还山羊在跺脚。但是我发觉到动物里面最不礼貌的就是山羊， <laughs> 老师傅。